第二部分，第六到十题，请选出正确答案。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欢迎经济学者吉老师做客网络空间。吉老师您好，我们常看到“分享经济”这个词，您能否详解一下“分享经济”的由来？ 最早提出分享经济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撰写的《分享经济》一书。作者针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滞胀。作者认为，产生经济滞胀的原因是工资结构不合理，提出以分享制度代替工资制度。在实践中，分享经济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种是欧美的通过股权制度让工人参与企业收入分配的模式，另一种是日本的通过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让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模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分享经济有哪些呈现方式？最典型的是有偿分享模式、对等分享模式、劳务分享模式、众筹分享模式。 有偿分享是指把自己剩余或暂时不用的物品分享给别人使用，收取租金。比如说，我去旅游不想住酒店，我就上网查找住宿信息，一旦和房主达成一致，就可以实地入住，网上结算了。对，就是这样。对等分享模式呢？顾名思义，就是双方互相交换使用财产，不向对方支付报酬。 我们的城乡儿童互换生活环境、体验成长快乐活动算不算？当然算。最近几年，这种活动已经成为许多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它分享的不仅仅是双方对等交换的环境，还有双方情感和文化价值的体验。劳务分享模式就是对大量没有充分利用的劳务资源的分享吧？是啊，现代分享经济中，人们不仅可以出售自己多余的物品。 还可以出售多余的时间。美国有一家创业公司，凭一小时送货上门服务取得了成功。它就是通过互联网把分散在社区居民中的剩余时间利用起来，实现一小时送达的承诺。众筹分享模式就是指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了吧？对，当然，现代众筹是指用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筹集。 而且，现代众筹筹资目标也包含了分享投资对象，不纯粹是为了筹集资金。六，分享经济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七。 有偿分享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八，对等分享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九，劳务分享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十，众筹分享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